锵锵三人行，今天我觉得像是中文系主任开会。 <laughs> 陈平原教授是北大中文系主任，前主任，前主任啊，去年就不做了啊，呃，不做了。而这个徐老师呢，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按说是一个北京一个香港，可是您现在呢，嗯，您现在这生活情况跟我有点像了，他半年在北大。 做教授，嗯，另半年呢，嗯，在香港中文大学做教授，嗯，所以啊，你们这个感觉很让我想到一个题目，嗯，就是中呃不，能咱不能这么叫啊， <laughs> 就是大陆的内地的大学和香港的大学，嗯，我提一个很朴实的问题啊，如果现在我是个孩子的家长，我考了一状元，嗯，那么现在我应该去香港的大学，还应该去你们北大？嗯，看专业。 如果是中文呢？呃，中文那我觉得还是北大好。哦，就是看专业。我们这几年呃，北大中文系都能够又到几个状元。虽然我不认为状元能够代表最好的水平，但是还是代表了一般公众对学校的认可。而且他们会觉得，比如某个专业，呃，香港的中文大学的那个呃水平很好，也某些专业呃北大的更强。 会有这个考虑，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就是，呃，到底人家给你什么条件？对，有香港的奖学金啊、什么的。他他奖学金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得到奖学金。现在的问题不是那些，呃，假定是像你所说的考到了北京地区的第一名的话，那个时候北大会跟香港中文大学会争，我们会用什么条件，他们有什么条件？会有一个优帮助，但是怎么弄都是北大的，不可能跟他们那个。 啊，那么实惠，但是我说的不不应该考虑那个百分之十的。今天的香港在北京或者在内地的招生，一年大概是一千六。可是我也不怕当着你说啊，就是我们这个外行外行人，这两年人云亦云的。 就以至于影响家长的选择，会让孩子去香港的。就是说，中国的大学教育烂透了。说北大早已经背离了他的什么精神，都一塌糊涂。说的都完全就就是说，这孩子送到这儿去啊，不定会成为个什么。呃，徐老师，你也在北大教过书， <laughs> 你对呃呃呃，香港有哪几个专业比较好呢？那就是呃，医学了，法律了。 啊，医学、法律这些，它香港有很多局限。对，香港它你比方说你要读什么物理啊、化学啊，那就没出路，因为它没有这个产业，它将来也找不到工作。那么文科是一个特别的，本来香港中文大学呢，中国文化那是一个非常强的，那钱穆啊、牟宗山啊、徐福官，那那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传统。但是今天的香港教育很多问题。 所以这个这个今天香港好像有有些问题，甚至会影响到他们。今天的内地教育不有很多问题吗？ <laughs> 其实是就我说的问题是呃，看学生的未来的取向。比如说我说说的很明确，如果你是没奖学金，我跟你说一套；如果你有奖学金，比如说没奖学金，大概四年要花五十万人民币在香港念一个学位，假定。 呃，你拿香港中文大学的本科的学位，我拿北京大学的本科的学位，然后同时来申请美国的好的大学。哪个有些？北大。哦，美国也认这个？不是不是，一个因为这个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定你考同样的分数，我假定啊，差不多的水平的话，他们会考虑你的背景。其实，当不知道的人认为在香港从香港来申请美国的大学的奖学金，拿。 考他们的那个 PhD 会比北京容易，其实不对的，是北京北京大学绝对比香港有。我同时我每年都在给学生们写推荐信，呃，这里的获得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就是你背靠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他们考虑是考虑问题是这个样子。他们会觉得香港还是小地方。他作为大学来说，香港的呃硬件。 呃，香港的中文大学的硬件，或者是香港科技大、香港大学的硬件，呃，都比北大要强。他们的比如说教师的水准、平均水准也比北京大学要高。他们的科研经费、他们发出来的论文等等都比北大又高。但是在国际排名的时候，往往是上有时候上有时候下不一样。各个地方各个排名不太一样。但有一点你必须意识到说，呃，北京大学某种意义上是代表中国，所以很。 舞台上就舞台而言，你在北京大学看到的著名的学者，国际著名的学者比香港中文大学的多，是因为你的舞台，不是因为你的水平。同样道理，选学生也是这道理。我要选一个北大学生，就因为我就假定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话，他我会考虑你的背景。 不，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他讲的是美国的最 top 的大学，比如 Princeton 或者 Harvard，他挑学生，因为他们会觉得中文大学、香港大学是他同一个系统的，但是不如他的。而北京大学呢是另外一个系统的，所以他会对另外一个系统的更感兴趣。当然这里边包括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北大出来，你的英文也要非常好。哎，而客观上呢，你在香港读书呢，他的英文会好一点。哎，不对不对不对，实际的情况。 我是我们这一代人是这个样子，这一我这一代人，香港的呃同代人的话，他英文肯定比我们要强。嗯，呃，一般情况下不说。你说现在学生就不。现在的孩子们，你都不知道，现在的小从小学有的是一年级，有的三年级开始学英语，所以我们的学生们现在的英语能力，英语能力，而且呃。 就不能说到特别具体，是因为是因为可能涉及到具体的专业那样的。但是你得记得，说现在的学生们同样来考托福、考 GRE，我们还有新东方，香港没有。嗯。所以的话，我的学生在香港给他们写的推荐信，他们我拿他们的分数一看，就远远不及这边的。嗯。就因为我们这里的，除掉小孩子以前就是这么英语已经学上来了，这还有一个就是强化训练。 强化训练导致他们拿的分数，当然起码实际水平出的分量拿出来的比他们强，不实际水平也比我们这一代是要强多了。现在我们组的实习生都跟我当翻译呢。对，那他他确实，但是哎，两地大学，香港的和这个内地的，呃，在办学理念呢，人家这个机制上没有优劣之分吗？呃，看情况，就我说的，呃，比如说我。 在那边教书的最大的感觉就是，呃，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重心放在研究院，而香港的中文大学还是本科为主。我觉得他们在本科上面用的心思远远超过中国的大陆的大学。嗯，包括我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因为别的问题在做统计，就是呃，同样国际走国际化的道路，把学生送出去。呃，刚下来的周其凤校长。 上任的时候有一句话，说我希望让每一个每一个北大的学生们都有出国一次的机会。上任的说了句话，不是不是， <laughs> 出国交流。嗯。然后我给他加了两个补助，一个补助说台湾、香港也算；第二个 <laughs> 呃，开会也算。但即便如此，我们都还没办法做得到，而且中文大学也做不到。 目前做不到，但我们学校做到。我们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有半年在外面交流。我不知道，那个中文大学是差不多三分之一。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数字，嗯，平均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都能在外面做一年的交换生。嗯嗯。但我看了另外一个数字，我一看就笑了。我知道这背后的问题在哪。他们呃。 一九一呃，二零一二年这个年度，从香港中文大学在国外交流的研究生只有四十七人，嗯，但是本科生有一千五百多人，什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四十七人远远比不上北大。换句话来说，我老在想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国际化程度不比中文大学差，也不是这个意思。后来我想清楚了，因为他们基本的精力放在本科生。 本科生是将来自己的呃，这嫡系子孙，然后将来本科生的，我们都知道，将来募捐呃捐款主要靠本科，本科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研究生不见得，研究生你各地世界各地来，我这里又你是出成果，啊对对，你在这里好好给我包包括实验室，包括写论文，包括赶快出成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 香港中文大学，我不知道岭南怎么样。他那么多的研究研究生，其实是必须承担呃辅助教学任务，对，都是都是教学助理，嗯，就是教学助理。所以他你又走了，你拿了这笔钱，然后到外面去做研究，是你。 你对你自己有好处，对我们戏没好处。但是我听说一件事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你像徐老师为什么在香港工作？香港大学教授的收入，那是世界有名的，对吧？再一个呢，以前是，现在已经下来了，也很高，也很高。但是再一个呢，就是香港大学的这种好像整个这种行政后勤服务系统啊，会让教授觉得特别舒服。哎，是，是是，特别的舒服，这是你在大陆永远体会不到的，这个你没有体会。 你你后面这个我特别赞同，就是呃，在中文大学教书这么几年，就是只要规定上有的，我根本不求人，我就打个电话就解决了。就所有的问题都包括人事部、包括后勤、包括所有的问题，就没有这里的话，往往要找人。呃，这里的管理层中间的我们所说的呃服务层里面的服务意识不强，管理意识太强。 哎哎哎哎，是是是，管人的意识很强，对对对，给你下绊的意识很强。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不还不光是大学的不同，为什么我对香港教授这个舒服，我有体会啊？因为香港的公司，比如说也让我们主持人很舒服，他的这个行政部、人事部，哎，真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他尽量想给你减少麻烦。是是。哎，教授，您明天要出差，给你订机票，给你什么什么都订酒店，交代的清清楚楚。我怎么体会不到？ 哎，我觉得我们我们学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抱怨，行政管理人太多，整天逼着我们把我们搞得忙死了。他们自己不偷懒，所以我们也搞得忙死了。你刚才在讲呃，内地跟那那个香港的那个学校的这个，内地的大学呢，其实说到底它有两个东西管它，就是一个是政治管理，一个是经济压力，对不对？特别是前些年，教授除了教书以外，还得想办法，连系主任都得要找外快为下面的老师。 香港呢？香港妙得很，这两个压力都不大，也没人政治上管你，也没有特别大的经济的诱惑。可是学术上也未见得出太大的成果。为什么呢？哎，这个就是我在一直在想这个道理。我从自己反省，包括我的同事，香港请到世界很多有名的教授，因为他人工高。嗯。可是你仔细去看那些有名的教授的成果，大部分是来香港之前出的。嗯。 他们在香港的期间，代表作就不多了。我自己琢磨呢，我觉得好像有，我不知道对不对。平原可以指出。太舒服了。不是，我觉得大陆的学术啊，靠一个传统；香港呢，就靠一个制度。你看大陆哈，它虽然政治管，经济又来干扰。 可是很多人做学问呢，他是不管那些的，那些东西我来应付。你搞运动也好，你这要赚钱也好，那个谁那一套。可是我心中自有一套。嗯啊，他心中，我老师王瑶老师是怎么怎么工作的啊？钱钟书是怎么样的？大家心里有一套学术的一套价值标准，做学问还是找这套标准做。嗯，香港呢，制度很很透明，很公平，就像他说什么都可以找得到。嗯，但是呢。 很少有遵循一个学术传统这个概念，就没有不像他们北大那些人啊，他有一套，比方说，你知道最早跟我介绍他是钱理群，他们北大的一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嗯，那个时候我们华东师大的现代文学也也不错，嗯，结果老钱就有一次跑来跟我说，他说我们现在北大，我们找到了陈平原，我们不怕你们了，你你这句话我印象为什么深呢？那就是一个老师对自己学校、对自己学科的那种责任感。 你今天要在香港，这这就这样讲，学校里人笑死你。我要是说我们现在有了谁， <laughs> 我们岭南不怕你们中大，谁要你管岭南的事情？这这，我们我们岭南大学大部分的老师是不知道谁是陈寅恪的，他们只知道现在谁要来做副校长，谁要来做院长，就是这套，而这套制度啊，我现在身在其中啊，我就越。 人就是这样，你越在其中，越看到他的缺点。呃，是我能够。而且，香港的这套缺点，正在影响大陆。他以国际化的名义，他的统计是量化的。嗯。啊，他是以项目走先，而不是以成果走先的。他的片面的强调国际化，其实是英文化。嗯。 所以，所以这些东西啊，其实尤其对文科，他也许对理工科有点道理，但是对文科，对香港的文科以及对内地的文科，现在我觉得将来都是损害很大。我不知道是怎么说。那个徐子东是二十年前在大陆教书，所以他知道的是二十年前的美好的回忆， <laughs> 对对对，而且时间给你好的回忆，而且你见到的个别的人。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里是十三亿人，那里是七百万人。嗯。呃，我已经说了不起了，七百万人的一个小地方有三所大学，比如起码港大、中大、科技大学，不是这三所，算是亚洲一流，起码这八所也都像模像样的。对。所以平均水准而言，香港的大学比大陆大学要好得多。嗯。但是因为你想这么多，你你认识的只是这么多的大学里面一个。 学术精英，这学术精英，而且还是保留即将即将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 <laughs> 教授们的那个思路。他说的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说，其实今天的那个制度化的管理，我们看到了他的那个我们说规范啊，包括职业，包括你你说的所有这些东西，逐渐在大陆也都在推行。 然后像我们这一辈年纪比较大的，或者已经退休，我不管，我做我自己的，没有问题。年轻的他们压力很大，你知道吗？他们也同样跟香港的青年教师是一样的，受到这一系列的那种呃制度的压迫压迫。我说的是不同的专业。我现在老在批评这个这一套以我们说课题为中心的，以量化的啊国际化的，对对对对对。而且现在好多大学规定了莫名其妙。 呃，比如说，呃，生父教授以前一定要在国外待过一年。嗯。有好多大学规定，最近一个南方一个大学更离谱，规定入职之前必须在国外待过一年。诸如此类的乱七八糟的规定越来越多，而你所想象中的那个呃有大的情怀的呃学术传学术传统逐渐在失落。我不能说没有，直到今天为止，呃，比如同样我在中文大学教书，我能。 领会得到，比如带学生，我说他们的好处是规矩、职业化，嗯，很早就知道我要做什么，嗯，而且一步一个脚印这么走下去的，而且他们走到什么地方，比如三十年后，他们能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而北大的学生天马行空，不知道哪一天就变成国务院总理，对，或者是 <laughs> 外交部长， <laughs> 所以他他他会有这个期待。我问我在中文大学讲研究生的课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 一开始他们不喜欢谈大的问题，嗯，就是专业，专业以外他不感兴趣，嗯，北大的学生专业，专业以外更感兴趣， <laughs> 对对对对对，他们会有这一类那种我说家国情怀，而且确实你必须，我后来批评过他们的那个思考问题的方式，过早的职业化，过早的把自己定位于某一个中学的教员或者某一个大学的教授，就定在这个位置上，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 北大的不是这个样子，北大做得好的话，呃，会有宏大的理想的实现；做不好的话，夸夸其谈，夸夸其谈就很容易变成另外一种毛病。但相对来说，你是说，对于具体的、对于日常生活的、对于你的具体的工作和职业和专业的超越的话，嗯，北大会在他们之上。但是这个传统。 正在失落，这个是是是。你刚才你们刚才讲的，我都想到了我们这个电视界。对，你知道曾经也是学香港，可是现在我就发现呢，各有各的问题。你知道你讲的问题啊，其实有一个什么呢？嗯，好像是大陆人呐有终极关怀。对。 这个香港人呢，有一句过去你们老说一词儿，我现在在香港人身上弄明白了，叫工具理性。嗯嗯嗯，你知道有时候在香港啊，跟一个导演合作，也是很头疼，他们也很烦我们大陆人，你知道吗？就是说，对他来说呀，按时按点儿完成他手头这件事儿。嗯。 他我们不可以说改了这个地方，我们这个片子会更好看，更好看他是不管的，他不管这个片子完成之后是什么样，他讨厌的就是说你这个字幕三点前就应该给我，你现在还没给我，你现在给了我你还说有个字打错了，你还让我改，他怒不可遏。对，可是他不他不会管最终，可是你翻回头来，我们要到了北京啊。 那就聊起来，个个都是中极关怀。 <laughs> 我们这节目最后要怎样怎样？明天没人来上班，这 <laughs> 是去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我听你们刚才讲的问题啊，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项目和钱的问题。我也是觉得啊，这个过去咱们说这个呃穷做学问哈，现在啊这个大陆啊有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我怎么觉得有了这么多的钱，这教授们都更不像话了呢？ 其实是这样的，呃，不是每个学科都需要很多钱， <laughs> 是比如中文是吗？ <laughs> 比如不呃，其实人文学科很多没必要那么多钱。但是我的问题是，今天的课题的那个方式，其实是在补贴，某种意义上的补贴教授。我我老批评大陆的制度是，我们的薪水很低，我们的奖励很多，我们的奖励超过薪水。 啊，就是在香港的话，你不激励你努力工作吗？对，他们的思路就是管理的人想说底薪很低，然后用各种各样的你来争取，你来争取，你来争取，我们会给给了以后，你就会用怎么挪来挪去。我开玩笑说，年初的时候做计划，年尾的时候找发票， <laughs> 这变成今天的大学教授的一个 <laughs> 很重要的事情。我开玩笑说，今天有一天，假如中国严查所有的报账。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百分之九十的教授的百分之九十的教授或者这些研究课题都有问题，因为没办法，那个制度规定你，导致你将来会走到这一步。但是香港的那个项目呢，就是另外一个情况，他呢不能拿来自己用的，他也不能拿来吃饭，也不能拿来自己买电脑啊什么什么都不可以。但是呢，他算你的成绩是，换句话说，比方说你们你们今天两个人吧，他出了三本书啊。 没申请项目，你申请了三个项目，你什么也没出来，升职还升你的那个。在香港的话，哎，以前北大有一个美好的传说，是很久很久以前，几年前了。很多地方都问我，我都给他们说很美好，但是不真的。为什么呢？他们都说平教授两个人的成果一样，一个有项目，一个没项目。北大的教授都说，当然是平没项目的。 因为他没拿国家的钱，做的还跟你一样好，是不是啊？ <laughs> 他没拿，我不可能。但是当初这个美好的传说在很多地方用来批评他们当地的领导， <laughs> 然后我跟他们解释说，确实没有这个传说这么神奇。他们确实，我们不是特别看重项目，但是压力越来越大。 今天的年轻教师，我们的年纪大的老师，嗯，比如著名教授，嗯，比如说以前的老钱啊，或者是李林啊，李林啊，这这这这才不理这些，呃，没项目没有问题，著名的教授没有问题，年轻的教师你没项目的话根本不行。你要站在我们都是从二十来岁从那些老师指导下走过来，你要站在现在这些二十多岁的人，他面前就这么多规矩啊。 就逼着他们往这一条功利的道路上走，我觉得是毁学问。那不就是都成了投机分子了吗？啊啊，不不不能这么这样说，有点不太恭敬。因为是这样的，我老说是有两种专业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专业没有钱是做不了的。对。比如说，我要做大量的社会调查，你不给我钱，我怎么去调查？对对。比如说，你是工科我又。